社民党、 <laughs> 社会民主党，待过民进党，还待过新新党，所以他极右极左通通都待过。现在应该是无党吧？现在是无党。你看，那我们讲政治工作者，他应该有一个政治理念、政治信仰，对不对？但是他从极右到极左通通待过，然后又回到一个叫无党，所以应该要问问这个朱老师。 他的政治信仰怎么会这样子？全部三百六十度走走了一圈，最后还是信他自己叫做无党这样。对啊，我觉得我真的有有点意外，就是说 <laughs> 很多人忘记这件事情。你是民进党的创党，你是吗？没有我就没有民进党。啊，这么重要。好，我这样讲吧，民进党是怎么成立的，你知道吗？在民国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号。 那一天怎么什么都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上午是党外中央后援会，要推选啊，因为地方报上来要推选参加代表党外参加年底立委跟国大的这些候选人。那当天下午啊、早上推出四十一个代表党外嘛，那下午啊，讨大家就准备要成立一个新党的筹备委员会，新的党对对对对，那开会开到两点十分左右，我觉得很很。 很不耐了，我就起来发言，我说我反对，我坚决反对啊！民主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还坐在那里说讨论说怎么来筹组一个新政党的筹备委员会。我说你们不要忘记啊，当年雷政在筹备阶段啊，我郭炳栋给他叫“萨拉不巴家”。我建议，现在就宣布新政党的成立。黄华怎么样呢？上午啊被提名。 代表党外参加年底选举这四十一个人作为新政党的共同发起人。嗯，如果在投票前国民党敢逮捕任何一个人，我们又没有去杀人放放火？敢逮捕任何一个人，其他四十个人就宣布同时退出选举，让国民党因为党外阻挡而抓人，而造成大家集体悲歌。嗯，让他成为一条瞩目的国际新闻，看蒋经国敢不敢赌这一把。我在讲。